第一百一十七集，林和熙进公司的时候，离新年也只剩两三月的时间。公司每年都要新年放假前举行年会，往年的年会场地都定在五星级酒店，今年年会选在市体育馆内。参加年会的人，除去公司员工和领导以外，不仅会有高人气偶像上台表演，还会邀请公司的注资爸爸出席。 而年会上的走秀，每年也是雷打不动的经典节目。所有的设计师都要上交自己的新作品，再从那些长期与公司合作的专业模特中挑选自己的心仪人选，共同在年会的舞台上完成自己作品的展示。林和熙虽然进男装部不久，却也参与了第二年春季男装的设计工作。图纸几经修改和打样调整以后。 终于在年会以前敲定了最终的样衣版型。年会前一周，公司给所有人派发年会邀请函。部门里已经脱单的女孩子纷纷在商量要带家属去，以艾姐领头的一众人也数次挤眉弄眼的怂恿林和熙，想要让她也把男朋友带过去。带男朋友没问题，林和熙答应的从容，又调侃他们。 不过，我们可得事先说好，你们不能对我男朋友动歪念头。其他人答应的乖巧又迅速，唯独卓伊斯对林和熙的男朋友毫无兴趣，埋头坐在工位上写自己的年终总结。艾姐不由得感慨道：“哎呀，看样子思思是对今年中级设计师的名额势在必得了。” 从入职起就听闻过，卓一斯十分看重职位晋升。林和熙有些好笑。 <laughs> 我刚进公司的时候，他还担心我跟他抢名额。艾姐也笑了起来。 <laughs> 其实他想要的，不是中级设计师的名额，是在年会上和他那位梦中情人近距离接触的机会。每年升职的人都会在年会上被评为优秀员工。 他看上的那位，去年在台上给优秀员工颁奖。听对方这么说，林和熙倒真有点好奇。哎，能被卓伊斯看上的人，你们怎么都没看上？那我们哪里是没看上，我们是不敢看上。哎，不过你还真别说，艾姐回味般的舔舔嘴唇，以那位的长相和身材来说。 他兴奋的压低嗓音：“如果能被他上一次，就算是倒贴酒店房钱，我也……”愿意。”林和西对此有些不以为意。先不说他没见过那位梦中情人的真容，再来有游虫这样的存在在先，即便是眼前艾姐和卓伊斯将对方夸上天，林和西听在耳里，也依旧能够做到内心丝毫无波动。 当天晚上回到家里，林和熙问尤虫：“公司年会那天有没有时间？”尤虫没有立即回答，只问他道：“有什么事？”林和熙拿出公司的邀请函，推到他面前：“喏，我们公司有年会。”他弯唇笑起来：“我答应了部门同事，要带你一块儿去。”尤虫接过设计精致的黑底烫金邀请函，垂眸扫了两眼，面上笑意盎然。 我会过去，但是要晚点。没有意识到对方话里暗藏的深意，林和西点点头。行，那我在会场等你。年会前一天，林和西去私人工作室取回年会要穿的衬衫和西裤，然后在家中的衣帽间里找自己几年前买的袖扣。尤虫说那对机械袖扣太旧，从自己放袖扣的玻璃柜里拿了两对出来让他挑选。 林和熙却冲他狡黠眨眼。可是，我想戴情侣袖扣。尤冲闻言，唇角微微掀起，也把自己的旧手表和旧袖扣找了出来。隔天就是年会，公司内无论男女，手里都提着漂亮精致的礼服来上班。林和熙一到公司坐下，其他人就迫不及待的围拥而上，想要蹭林和熙的车去体育馆。 心知那些人蹭车是其次，实则是想要一睹她男朋友的真容。林和熙无奈的耸耸肩：“我男朋友不会过来，晚点他单独开车去会场，我还得找你们蹭车。”众人不约而同面露失望，只能相互安慰：早晚都要看他，也不急在这一时。整天下来，部门里最为反常的就是卓一斯。 对方始终保持在兴奋、激动的情绪上，偶尔林和熙叫他，都能察觉到对方面上明显的心不在焉。上午的工作结束以后，设计师们收到公司通知，前往体育馆提前进行走秀彩排。林和熙和同事们就先行离开公司，去体育馆和自己的模特会合。整个下午的彩排都很顺利，傍晚六点左右时。 大家纷纷穿着礼服入场，开始走红毯、签名和打卡拍照，然后在舞台前的座位区里入座。走秀被安排在开场第一个节目。设计师和模特已经在后台换衣服候场。主持人上台发言时，模特那边却出了点问题，而且好巧不巧，偏偏是负责林和熙作品的那位年轻男模特，对方突然腹痛倒下。 被工作人员紧急送往医院。此时再找其他模特过来已经来不及。负责走位的老师原本决定让另一位模特退场以后再换衣服返场，却在看到林和熙本人的身高与外貌条件后，又打消了先前的念头，决定直接让设计师本人代替模特上台。模特部平常观摩的频率很高，林和熙学得很快。之后。 又在走位老师的指导下，和其他模特一起在后台彩排了几次。董事高层上台发言时，林和熙已经换好衣服站在后台。工作人员用最短和最快的时间给他做了基础造型。黑色的薄衬衫穿在他身上，本就衬得他肩宽腰窄。林和熙学着模特的穿法，将下衣摆扎进腰带里，然后解开上方几粒扣子。 将衬衫衣领整理成 V 字形，露出大片胸膛来。他虽然没有模特那样紧绷的胸肌，身材却也比大多数男人要好看许多。至少这件需要人形衣架来穿的衬衫，穿在他身上优势尽显。走位老师却打量他片刻，冷不丁的发问：“你有腹肌吗？”林和熙道：“有，但是没有八块那么多。” 走位老师点点头，“哎，有就足够了。”对方二话不说，就将他的衬衫衣摆从裤腰带里扯了出来。两分钟以后，走位老师后退一步，再次打量过经由自己改良的穿法，露出满意的神色来。前方舞台上，主持人鲍姆的声音传来：“设计师和模特们排队走向舞台。” 首先是男装部夏季春款的展示。随着音乐声的响起，每组设计师搭档各位模特从舞台侧方鱼贯而出，踩着音乐节点大步走向舞台中央。每组皆是两两搭档，唯独最后压台出场的仅有模特一人。台下众人先是觉得奇怪，很快又认出来，压台的模特并不是职业模特。 而是他们公司刚入职不久的年轻设计师。那位设计师显然是临时救场，台步虽然走的大方帅气，却也能看出其中的青涩感和不熟练来。对方穿的是黑色衬衫单品，衬衫衣摆没有扎进裤腰带里，扣子由上而下尽数解开，唯独留下位于他腹部上方、胸膛下方的那粒扣子，还处于完好的紧扣状态。 胸膛前依旧是大开敞露的 V 字领，能够看见对方白皙紧致却不显单薄的胸肌；腰下衣摆也朝两侧敞开，抬腿迈步间，肚脐眼和下方漂亮的腹肌清晰可见；腰上位置恰好被唯一扣紧的那粒扣子收紧腰部，隔着衬衫布料勾勒出紧致的腰线轮廓。 设计师包裹在裤筒里笔直修长的两条腿和令人惊艳的外貌长相，自然更是不用说。台下直接响起阵阵吸气声和此起彼伏的语气词。第一排中间坐席上的油虫更是眸色深沉，视线落在台上人的身上就再也没有移开过。然而，即便是如此。 在听见身后那些对台上设计师的惊叹和夸赞声以后，尤冲还是控制不住的脸色漆黑，更想直接把台上的人拽下来，亲手将他衬衫上的扣子一粒一粒扣紧到最上方，再压着对方亲口告知：有些地方只能给他一个人看，不能给其他任何人看，看一次就要罚一次，先斩后奏。 更是要罚上加罚。同样始料未及的，还有林和熙本人。他没有料到尤虫会来的这么早，更是没有料到对方直接坐在了前排董事高层的旁边。当然，也只有短短一秒的时间给他用来分心走神。下一秒，他从尤虫那双又黑又深、情绪汹涌般的眼眸上收回目光。 尽职尽责地完成了自己的舞台任务。两人座位隔得有些远，林和熙换回自己的衣服和装扮下台以后，一直没有找到机会去和尤虫说话。除此以外，他再度被公司内那群自称姐妹的男人包围起来，被赞美声淹没的同时，还有人不死心地问他：“真的不想尝试一下做衣的感觉吗？”林和熙婉言谢绝。 推开他们，走向自己的座位。他的座位紧邻卓伊斯。后者前一秒还在念念有词，自己在舞台上的表现有没有被梦中情人留意到；后一秒瞥见林和熙换回自己的衬衫和西裤后，戴在手腕和衣袖上的旧手表和旧袖扣，就忍不住嫌弃道：“我怀疑你是不是有什么收集破烂的癖好？” 一块旧手表就算了，好歹也是名牌，现在又来一对旧袖扣。林和熙此时对卓伊斯口中所谓的梦中情人已经隐约有所猜想，他笑而不语，在听见卓伊斯管手表和袖扣叫破烂以后，就决定打消好心点破事情真相的念头，只慢吞吞的开口道：“这两个都是情侣款。”卓伊斯不以为然。 没有放在心上。所有的员工节目结束以后，在特邀明星上台表演以前，先颁发优秀员工奖。林和熙试用期未过，自然不在任何颁奖的候选人选内。卓伊斯如愿以偿的拿到了优秀员工奖，按捺住心中的激动情绪，他面色矜持的上台。今年游虫果然还是受邀去给那些员工颁奖。 他从台上那些员工面前走过，依次将装有奖金的信封递给他们。尤虫走到卓伊斯面前时，他深吸一口气，紧张的抬眸看向尤虫的同时，伸手去接，却没有接到信封。在看清尤虫手上的手表和衬衫上的袖扣样式时，他伸出的双手僵在了半空中，仿佛凭借记忆里的熟悉感认出他们来。 卓伊斯瞳孔轻微震动，缓缓瞪大双眼，下意识的抬头往台下林和熙的位置看过去。恰好此时，艾姐从前排转头来问林和熙：“哎，你男朋友今天还来不来？”林和熙坐在原来的位置，似有所感般抬头，先是冲卓伊斯扬起唇角，然后开口朝艾姐道：“来了。”跟着他的小助理好奇问。 在哪？林和熙抬手虚指前方台上，眼眸里浮起笑意来， <laughs> 在台上给卓伊斯颁奖。坐在林和熙四周的部门同事们，看看台下的林和熙，又看看台上的油虫，而后呆了呆。至于卓伊斯，在接收到来自台下林和熙的笑容以后，差点没在台上当场气哭。轮到明星表演的环节时。 油虫直接从前排走过来，占掉了林和蝎旁边卓伊斯的位置。卓伊斯刚刚失恋，也不想再见到他们，跑去其他部门区域的空位，独自坐下生闷气。四周那么多双眼睛看着林和蝎，也没有和油虫太过亲密。然而油虫心中还惦记着公司内有人想要撬自己墙角的事，弯腰坐下以后。 抬高搂在林和熙肩头的手臂，就再也没有放下来过。虽然无人说话议论，空气里却渐渐弥漫开了一股酸酸的柠檬味儿。那气味从众人鼻尖滚过，由最初的浅淡和若有若无，演变为越来越浓郁。悄悄观察他们两人的设计部同事们，一时之间竟也不知道该是酸林和熙，还是酸油虫了。 明星表演结束以后，所有的食物酒水都已经准备好，年会上的晚宴也开始了。游冲离开了大约有半小时，林和熙和艾姐站在自助餐桌旁吃东西。两人拿过红酒碰杯时，第三只高脚杯也悄无声息的从旁侧加入进来。林和熙转过头，看见了卓伊斯那张笑容无辜的脸。 艾姐被其他人热情叫走，林和熙喝了点杯里的红酒，扬眉望向卓伊斯问：“你不生气了？”卓伊斯神色已然恢复如常，闻言清清嗓子道：“不生气了。”林和熙显然是不怎么信他，笑眯眯的问他：“你又想打什么主意？”“哎，和你生气那是得不偿失，你现在依旧是我最好的姐妹。” 卓伊斯眉飞色舞的抬手搭上他的肩，嗯，我不跟好姐妹抢男人，所以。他微微一顿，继而朝林和熙挤眉弄眼。有种，身边还有没有什么像他那样的优质一号能介绍给我的？林和熙的眼前浮现出周轩的直男脸来，他摇摇头，将周轩的脸从自己脑中摇出去，而后遗憾的叹了口气，唉。 优质有，一号没有。卓伊斯瞬间垮下脸来。晚宴过后，大家陆陆续续的准备散场回家。男朋友的真容也见到了。部门同事们嘴上将那些撬墙角的话挂在嘴边，倒也不是真的想要做出这样缺德的事来。因而林和熙和尤崇走的时候，大家都相当识趣。即便是林和熙主动开口问。 也没有人要蹭他们的车回家。卓伊斯目送他们背影双双离开，失落片刻以后，他拿出手机上网找爱豆的视频看。恰巧今晚有一场红毯盛典的网络直播，江莲也在受邀明星列表内。卓伊斯顺着直播地址找了过去，不料他运气极好，进入直播就是主持人在红毯上对江莲的采访。 卓伊斯捧着手机，津津有味的看起来。跟在江脸身后走红毯的几人，两年前也是 Vicky 成员，四人今年以来还是第一次同框。主持人问：“那四个人都是好久不见啊，有没有什么想说的话呢？”视频画面中，明让和秋叶分别和其他三人打了声招呼，林耶只做出回应，却没有主动说什么。 江脸接着对明让和秋意道：“有时间来我家吃火锅吧。”主持人最后总结：“看来两年过去了，大家虽然很少有见面相聚的时间，但是感情还是非常好哈。”直播上立即滚动起弹幕来：“啊啊江直也男终于通过了，颁奖状难于二得好大声！江直也男是真的！”哈。 卓依斯从节目开播那天起就是江脸唯粉，此时看见 CP 粉出来作乱，气冲冲的拉出键盘在手机上打字：“CP 粉醒醒吧，你江之椰奶都毕业八百年了，真主是塑料同事关系，天下人皆知。没看见刚才我哥说吃火锅的时候，只愿明让和秋意吗？”他这句话一出，立即就有其他弹幕附和他。然而两秒以后。 又有视角清奇的新弹幕跳入视野内。唯粉先别着急跳脚，你们都说江脸和林爷关系不好，我却觉得是关系太好，故意避嫌。你哥哥只约了明让和秋意，没约林爷，没准你哥哥现在就是和林爷同居，每天早晚相对，一起吃过的火锅没有一千也有八百。你骂我，我骂你，哥哥弟弟谁一起？卓一斯黑着脸退出直播界面。 已经是气得胸膛上下起伏。好不容易看上的人已经有男朋友，追了这么久的爱豆也有 CP，唯独他什么都没有。思及到此，他仰头一口气喝掉杯子里剩下的酒，伸手抓住面前路过的人，怒气冲冲的道：“老子要改名！”被他拦住的人满脸懵逼。 你要改什么名？沉默两秒，卓伊斯面无表情的答：“从今天开始，我卓伊斯正式改名卓斯。”